锵锵三人行，这我从加拿大去了十天啊，哎，这个加拿大还碰见马先生的这个朋友啊，招待我喝的这个不错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所以你现在还晕吗？ <laughs> 啊，还晕吗？ <laughs> 还还在倒时差， <laughs> 还在倒时差。我说我从这个加拿大回来啊，我我想跟你说个事儿，很有意思，就你给我介绍这朋友啊，这加拿大的朋友，哎，我觉得挺逗。 因为我们去那个加拿大这个哪儿啊，温哥华。嗯，那么作为一个中国记者，很显然就是不是不用中国记者，那导游就说：“哎，赖昌星住这儿啊，每次经过 <laughs> 景点儿，哎，赖昌星，赖昌星住这儿。”哎，我觉得你这哥们儿，咱不能说他名字哈，你这哥们儿是个挺有意思的人。他说他觉得在温哥华，啊，特别没有意思。嗯，我说为什么没有意思？他说很闷。 因为他觉得呢，就是说他他是个中国人，可能他更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。他说跟外国人呢，他说我怎么老觉得有点装，就那种站着拿着杯酒，反正他他中国人喜欢坐着躺着是吧？他说，而且中国人上一家，要说去不就去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哪儿他在外国，就是说你上谁家呀，或者一个 party，他都事儿事儿的，他觉得就是咱得约好了，嗯，咱得怎么怎么怎么着，对吧？这才行。 哎，然后他就说中国人，我说这中国人这么多呢，他说不行，他说啊，我尝试跟这儿中国人聊天说起来呢也都是北京的，他说你知道我们北京人聊天跟外国人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不能只聊今天， <laughs> 但是他的体会就是，我在这儿怎么跟很多人呢？不能聊昨天，也不能聊明天，只能聊今天，这是外国人聊聊天的方式。对。 他，你这这，哎，这一说，我觉得这真挺有意思。他说，你比如说，我见一北京的，他说，你就你你也会敏感啊。但是你跟他聊啊，就聊今天天气很好，或者怎么怎么着，你聊聊说，哎，你北京的，你住哪个区啊？哎，你就会发现呢。他说，你说我朝阳区的，人家就呃，就是亡故左右而言他。你知道吧？他竟碰见这个人，就是说，好汉莫问出处，就是，哎。 人家不想让你这么了解。对他有一个，就中国人很忌讳，就是第一呢，他可能就是区域不好，因为过去啊，在北京一说这个东富西贵，南贫北贱啊，您您说您哪儿的北城的，人马上就先 <laughs> 愣一下子，你东西都可以沟通，这是过去过去的社会，不是旧社会啊，过去是他有这个概念。 那么，呃，这些年因为区域扩大嘛，区域扩大，当时你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还是认为海淀和朝阳两区还是不错的，你到丰台，丰台发展就晚嘛。 所以他很多人避讳这个，这这这，这是还是是一个啊？他说的还不是这个。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人那可能，比如过去是官员呐，或者什么，就他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他就不得不能说。我们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见谁都掏心窝子一通说，因为北京人呢是。 嗯，过去啊，过去的他那个文化概念中呢，是见人就掏心窝子，往死了说。就这人，你看这俩老勾肩搭背那说半天，他是今儿刚认识的，们也不是一个 <laughs> 认识多久的。啊，不拿自个儿当外人。对。啊、所以呢，他就是说那个就是，你看北京人，尤其过去的那个就好的比较深的人，他们之间的说话都非常难听，就外人不适应。他互相骂，他那骂呢，就我说他是一种就是。 赞美式的骂，损友啊，对他有他瞅你啊，高兴的跟个啥似的， <laughs> 那不是完全骂人。那很多上海人来了说，我说你们，说家有多少深仇大恨，这么说话呀？他不是，他不是那意思，他是跟你很熟，他只有觉得骂骂咧咧才觉得这儿。 关系好啊，关系好，还不是熟，是关系好。你如果关系不好，说话带脏字，人家不高兴嘛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加拿大有很多这样的人是吗？不是中国人，很多神秘的人，很多神秘人真的是。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裸官咱这这现象吧，裸官那就是真的家里人都安排到去好地方了。而且再三嘱咐不能暴露身份，不能暴露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所以为什么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尤其跟中国人聊？ 你不能说你是哪儿的，因为你你是什么情况，这都得无限保密啊。哎呦喂，那得搞那去那儿做间谍工作的感觉好像。所以你看他说这感觉挺有意思，他就觉得你要聊天啊，就说我得得聊昨天呢。中国人聊天是吧？你以前在国内干嘛的？是怎么来的？这时候全不能说呀。 <laughs> 他有点像你去聊天，就是就是过去让犯人干活，扎扎四个旗子。 你在这儿干活出圈就爱开枪， <laughs> 就是。你这俩人一聊天，先扎四个旗子，哪儿都不能说，他就很别扭。对。不能说什么 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 o 所以外国你到酒吧里去，全是没用的事儿，他不深入，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觉得特无聊。对。就走了。所以他觉得人家不是要去聊天的，人家国外酒吧是去聊天的吗？人家那个就是聊天，就说的全是没用的话，让我看。 啊， <laughs> 是不是？这奶没用。中国人说的都是互掏各各自隐私的话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中国人你看，尤其北京大爷们，说说说就说深了，咱这全球问题都得探讨。没错没错没错。你看外国人很多呃彼此很多忌讳，特别是政治。嗯，那政治观点我们可能不一样。对。这个宗教，宗教对吧？ 他完全不不不不不不说辩论不存在这个问题，根本碰都不能碰的，这是这是禁忌，对吧？就说那会儿我们不是去英英国嘛，去年的时候说到聊天这事儿，他跟美国人又不一样，美国人还上来就说 My name is 什么什么什么，就还把名字也说了。说英国人一开始你还都不能说自己叫什么名字，对，因为你一说完自己叫什么名字吧，人家对方就心想怎么个意思？这么快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了？ <laughs> 我还不打算告诉你听我叫什么名字呢。对，你给我有压力啊？对，人家要先从。 天气开始聊起，聊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嗯，这个人应该还可以说说名字，叫 By the way，没就顺便说一下，我叫什么什么名字。所以你说这多较劲呢，我听着都累，你知道吧？英国人这文化很适合当贪官。 <laughs> 全全蒙着啊，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我聊远了，我聊远了，就是我是说我从加拿大这一回来啊，我一直惦记着一个人，一个孩子。 就去之前，山西那个六岁小孩给那个挖眼睛的，结果我这回来的飞机上，我看了一堆这个香港报纸，因为我很过，就就就挺心疼这个孩子，然后我就就看这个孩子现在在深圳，因为深圳有一个眼科医院，是一个眼科医生，这个医生呢，呃，是做好事，他就是说呃，你知道前一阵说吧，说是可以给这个孩子安这个电子眼呐。 或者甚至有希望能够这个有有可能吧，呃，这个恢复视力。我这个呃，一个呢是替这个孩子觉得有些些许的这个一点一点安慰。另另另一个我说，哎，人类科技到达如斯程度了吗？就是好像安一个东西，然后电极插到大脑里，哗家伙，怎么就刺激大脑成就视觉图像了吗？所以我很关心。 我也转过这个微博，就是说当这个医生，转了五百次是对， <laughs> 好像还没到哈。那个我转了这个新闻，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医生来帮助这个孩子装义眼，但我当时的反应是说。 并可能并不能够让他恢复视力，就以我粗粗浅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很深刻的对，错 <laughs> 就是这种这种知识哈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太低了。但他最起码能让这个孩子看起来，因为你想想这两个眼睛都空了，是件就是从外观上是件可怕的事情。那没问题，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啊，已经在那个那个医院都是免免费的给他给他治疗，孩子父母都去了，就是说已经给他装了这个义眼，但是这是第一步。 据说，是现在好，我也也是看到后面的新闻说，据说最起码能让他有点光光感。我觉得那多是一点，就就来一点呗。对，这是件好事儿。就我对这个科技还比较感兴趣。后来我一看呢，哦，就是原来呢，他现在这个医生想给这个孩子装的是什么呢？嗯，叫电子导盲仪。这个电子导盲仪呢，我看这个香港报纸讲啊，呃，比如说可能美国还，呃，就是可能有的国家通过，有的国家还没通过。 呃呃，他处于一种什么？你比如说，他从美国买回一机器，可能从英国又买回一机器。一个机器的原理啊，是这儿有个什么摄像摄像头啊，的眼睛。嗯。然后呢，传导上什么信号？就就反正是电极，一个是在舌头上。嗯。就比如说这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东西啊，嗯。最后在你舌头的不同位置造成一些个刺激。嗯。这咱们觉得很很不可思议，就说这孩子通过还得经过训练，还得经过训练。 最后能从舌头这儿怎么着得到一些个视觉，然后呢？当然还有一种是在脑部，据说呢是什么叫黑白二维图像。但是我看了看报纸上登的那种假设的哈，我觉得呢，效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。我觉得这个这个离就是说能够复明啊，我觉得这个科技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就是目前啊，你知道的，凡是身体上的损失的器官在装上的，比如。 一只、四只是吧？一只最最典型的就是刀锋战士。据说那东西弹性巨大，所以跑得比快快比咱还比肯定比咱快，跑成杀人犯了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比如这个义齿，现在这个呃牙掉了以后可以种植，但它都不是活的，它这全是死的，跟你那神经不相连。嗯，眼睛也是这样，因为眼睛更复杂了。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肯定能做到，我给你装一个眼睛，你就能看见了。 只要那是未来，今天我觉得如果有这个重大的科技突破是不得了的一个突破。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盲人啊？天大的数字是吧？如果能让盲人复明，那这人真是功德无量。但是他这种感受啊，这种感受我估计就跟这个盲文一样。那盲文你让咱摸去啊？咱别说闭着眼睛摸，咱睁着眼睛摸都没什么区别，不就是凸 <laughs> 起点儿的吗？但是他能够那么快的读出来，人的这个就是可见人的潜力。 人一旦失明以后，居然能靠这指头摸那小点儿，能读出文章来，我真的觉得这是个神奇。所以他就有可能通过这种感受，比如舌头，舌头是最敏感的，可能能够感受出来。 我觉得不一定是图像，但是能感觉出来是不是？就咱咱说不说不出来？它会形成一个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这个方式，反正是起码，起码咱们感觉说前面有危险阻碍物了，或者有沟了，或者是什么，这可能是行的。你说就说这种，你看他这个报纸在香港访问六七个眼科医生，我看医生之间肯定互相不评价。 所以几个医生都不接受，不都都不肯透露姓名。但是有一些医生呢，也流露出来，就是说这个医生啊，不应该就是对一种还不是很成熟的疗法呀，让公众有抱有过大的这个期望，也有这个威严。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跟科技啊，确实是人类科技一个最关键的节点。我就不知道现在科技到了哪一步，这个节点就是什么呢？所谓的外在的电极。嗯。 能直接连通你大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神经细胞吗？能直接连通到大脑，使它形成这么一种，这这里边你你外面它有一种人和物之间，科幻小科幻电影里早都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就是这家伙，我认为如果真的能够这样了，怎么转化由于科技由这个物转化到人的神经，刺激你大脑真的就产生了这个视像，我认为这将是人类一个。 里里程碑，那就意味着这个机器可以直接，嗯，是吧？对，那我们什么都不怕丢了，什么都不怕丢了。 <laughs> 就是你说插插一个那个软存在这里头， <laughs> 记忆就可以回来吗？但是但是，将来就是呃，这有可能。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啊，假如我们两个眼睛是那倒车雷达，咱倒车有雷达吧？啊，那么倒车雷达呢，它是用音频提示你，就是说越近它就叭叭叭，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越密。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呢，如果一个单纯的判断前面是不是有物体的东西，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了。比如说，呃，我我瞎想哈，比如说你眼睛里安的这东西啊，距离危险越近，它就温度越高，它可以。假如做到这块儿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温度微小的变化，它就能够通过这个温度的变化来测试这个东西离它的远近呢？干什么？也许是可能的。 就是你，比如倒车雷达这个东西，起码是个简单的提示吧。但是你要转换到跟眼睛看东西怎么自如，那真的是还有很长的路。就比如说，咱们说一个最没有科技含量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看一本书，你看文字，但是你脑子里都可以想象出这个文字所描述的画面。 对吧？对吧？那那不是？这有时候你说话，你说一个事儿，你脑子里也可以反映出你说这个事儿的这一个一个画面。对对。他其实现在做的事儿不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？只是他可能通过更更，因为你说一话，你看一个书，你需要时间，是是比较慢的一个转化，他需要更快的转化。当然，就像你刚才说，小冰冰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。我天哪！哎，你这也够跨越的。你说的是想象， <laughs> 是吧？但他现在只能靠想象。 就我的个思是，他说的就是想象。有过，你比如说你为什么能想想象呢？你一看林林黛玉啊，描写的是什么模样哈？你想象是因为你见过无数种人，你才能去想象。你压根儿就没见着，你怎么想？那他现在现在的这个科技，他就只能是让他有这样的想象，他不可能真的看见了，是吧？希望今天观众里没有搞科学的。枪 <laughs> 前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所以现在这科学你就不可想象，但我有一个也不太明白，就 Google 那个眼镜，嗯，对吧？和 Google 眼镜那么火呀，说那么先进，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个宣传好像主打那个拍 AV 呢，拍毛片呢？我不对，不太明白， <laughs> 他好像我怎么没看见他宣传主打是拍 AV 啊？为什么你看到主打的是拍 AV 啊？不是，它是一个眼镜，怎么着？就是你这眼睛里什么都看得见是吗？就不该看的都看见了，是那意思吗？不是。 他就说戴这个眼镜啊，嗯，就是让这个就就是拍 AV 片儿，这个主演员戴着主观镜头。嗯，我在网上看到，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找俩 AV 演员，这男的还喝酒喝酒喝酒，那 <laughs> 他就是，我我觉得这是他的宣传吗？他我怎么我都没看见过这个宣传啊？啊，我看的是别人做的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是立体的感觉吗？像是戴了以后就感觉好像你身临其境了吗？是这样的吗？ 不是，他指的就是说，就是说戴上这个眼镜儿，拍 AV 的时候，男演员戴上这个眼镜儿，他将看到拍到跟平常 AV 片儿第三者的这个镜头不同的角度。他为了展示这个，他拍了一段视频。他这个眼镜儿的用途啊，我不知道是一种宣传的噱头还是什么。说这种眼镜可以用来拍 AV，将会拍出主观镜头。你明白吗？就是。 就是我看到什么，以后别人就能看到什么。女的看到这男的呼哧带喘的这这种，啊，你现在到处就是，你看前一段时间，呃，北京市公安局抓那个就是中关村那儿全是那个就是偷拍设备嘛，抓了好多都给毁了嘛。这不就是偷拍设备吗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就我戴着眼镜想拍什么拍什么了，是不是？ 拍吧，一拍 Google 眼镜，人也认得出来。我有一个问题哈，但是你刚才一改一改，你比如说啊，我是一个比比比如是个卧底，我进到这个这个酒吧里，我是个卧底，那我这戴着眼镜进去，就所有的都拍下来了。对，这种技术已经有了。 就就我这种眼镜就行，它装，这种，呃，不是， <laughs> 就就是现在这种，它装的小的已经有了真眼真眼的，就装在眼镜上，这种是有的，嗯啊，就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那 o o 跟 l e 那个你这么一说，不是也没多大差别，不是也就是那么回事吗？ 我以为 Google 那个就是眼镜，好像这有一小屏幕，上网不是上网，是是是是。说你比如说你以后在什么，比如你主持节目，你再问我什么都白问，是不是？我这嘣嘣嘣的就全马就搜出来比如我一看到马爷，然后马爷的百度或者是他的那个 <laughs> 百科，全在这儿了。多少年生？我挂一个， <laughs> 咱俩就神了啊！就不用聊过去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哦，原来你哦，谁谁谁？ <laughs> 哦，原来你几年生？哦，原来大家都是说不用聊天了。 现在这个这真是改变人类的很多交际方式，因为我现在去一些这个这种，比如说去一些呃场合 party 哈，因为现在这个你们明星太多了，尤其是青年人很多呢。 我也没有见过，你说他就就哎，这这说起就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哈？我说这下怎么聊呢？然后我一直我说上上 <laughs> 上厕所，上厕后哪一上百度，一点就哦，看了一下，行，回来，哎，你那个戏啊拍的怎么怎么？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，真的挺好，对，这种是解解决了社交中的尴尬，尴尬，对。还有就是一个就是这人跟你见过。 你一下没想起来，然后呢？你确认了他见过你，就你也见过他，但是现在叫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道。如果有这眼镜然后吧唧一调，哦， <laughs> 两年前在哪哪哪见过，聊过一天对，然后这就接上了。聊的倒挺深入，这人老斜眼儿，怎么？ <laughs> 对，但但是你知道，社交多的时候确实记不住。 那通常你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就不记了，我见谁都好，你知道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现在社交频率太大，比过去古人多得多。对对对，就是你有时候一天奔好几个约会，另外现在约会呢，经常是就是人多，人多呢就是。 特别不容易记住，所以我老说记住想记得，忘掉想忘，其大部分就不想。马先生每个月还有接待日呢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马先生的接待日不是吓人啊，每个月一次是吧？两次，两个月两次，每次多少人呢？每次呃百八十人，百八十人，都清楚是找你看东西，会不会混杂个别上访投诉的？不，也有 <laughs> 有人为了见你。 啊，用这种方法见你，跟你聊天。见面会呗，其实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这个鉴定向社会开放，保持跟社会的通道，这对我特重要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如果跟社会不沟通的话，你社会的事情你是不知道的。哎，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两位哈，我发现我有脸盲症，就比如说除非特别熟的人，这叫脸盲症。对，就我见的这个人，但他一说我名字，我就知道他是谁，在哪见过什么，我都能够回忆起来，但是。 看脸，我看脸，我反应不出来。记不住面孔。哎，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女的我能，她卸了妆我都能行。哦。化妆卸妆换个造型我都能认得她。仇仇人相见分外眼。 <laughs> 但是男的不行，我我脸盲症只对男的，有，我这太奇怪了，而且有些人是挺熟的，换了一个场合见他我就。 傻眼了？我那你那你这还不傻眼？我傻眼是就是五分钟前还等一会儿玩过来说你找谁呢？我还碰过这事，就是不想记，他跟你记忆有很大关系。就记忆是一个主动行为，不就是你记到哪名名字你记得对吧？对名字非常好使，但是面孔忘记了。对啊，这是大脑里一块地方。嗯，人的大脑里啊，就是管的非常细微，有的比如说专门记脸孔。嗯，你要是比如出车祸呀，这个部位坏了呀可能儿子都不记得。 那那为什么女的我就行呢？啊！我就觉得我这是一种病，不是病，就是你不行。几种病症。嗯，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记人，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一天之内，我我曾经就是在一天之内记住四十个人的全部内容。第二天要跟领导汇报，然后这人就鱼贯而进，我每个人这个人叫哪儿的，从哪儿来的，写的什么东西，我都得说出来。 从头到尾没出错啊！你知道，就是说就是想记，哎，记住。对，你当时你就全在脑子里。对。可是自打有了这个手机啊，有了这个之后啊，对，你的这个本有的能力，连自个儿都记不住。你退化了，退化了。就要要不，要不说就现在，包括说这个提笔忘字儿的啊，你已经不会写字了。这个指日可期的未来，对吧？完全不会不会写字而且今天就是医生都讲了嘛，就是这个呃，年轻人都健忘了。嗯。 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记了，嗯，你不需要的时候，不锻炼，不锻炼，你不需要的时候，你确实就没有记忆力。就包括刚才你说我那个特别跳跃的那个说法，说你看书就能想象出画面来。现在很多人也不愿意再去看书想象画面了，看电影啊。不，他就是这个问题。对吧？现在很多书都会拍成电影。读字读字和读图的区别就在于这儿，现在是读图时代，所以人的想象力就就就就衰退，是很可怕。 但是你知道看书，呃，独特时代是激发想象力，因为你没有图可看，甚至是那考，图，对对对，你得想啊因为它是个抽象的东西，你要变成具象。你今天看的都是具象，你都是读图。你看现在书基本上都是以图为主。所以你就是在在，比如说看最近不是盖茨比上吗？我说书就比啊电影要有趣。他们说还还要书啊？我说真的，因为可能。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。